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八十一集。林清宵也看到了侍卫，他的亲卫不会无的放矢，现在过来多半是有大事。但是林清宵理智明白。 情感上依然不愿意放开洛寒的手，洛寒用力握了握林青霄的手，说：“没事的，我就在不远处。”嗯。洛寒抽手朝另一边走去，林青霄手中落空，忽地产生一种慌乱感，他心底涌起一道声音，不断叫嚣着：“抓住他，困住他，将他锁在天宫，永远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。” 而现实中，林青霄站在原地，静静看着洛寒背对他一步步走远。邹继白见洛寒过来，无意识站直，他身后的士兵也瞬间警醒。洛寒走近后，看着他身后的士兵，疑惑地问：“这是？”邹继白回头扫了一眼，说：“啊，这是我麾下的人。这次护卫陛下出行，我带了手底下最精锐的人出来。” 邹继白说着，示意手下撤退。等人走后，邹继白感慨说：“嗯，真没想到，竟然会在这里遇到你。”我也没想到。洛寒叹气，他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我们来寻找万木之源菩提树的踪迹。”邹继白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，他飞快扫了眼洛寒的脸，说。 自从你失踪后，他一直在寻找你。他去过东海，也去找过轮回之主，可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在哪。最后玄龟说菩提树可能知道你的消息。陛下得知后，四处寻找菩提树的本体，可是菩提树神出鬼没，六界无人得知它究竟在哪。陛下久经无果。前段时间啊，有人传言在南岳丛林中长着一棵巨大的菩提树，他听到立刻带人来南岳， 没想到在这遇到了幻境，还遇到了洛寒。洛寒若有所悟，他明白他为什么降落到这里了。洛寒又问：“怎么只有你？叶子楠和风雨佳呢？”他们，邹继白哦了一声，随口说：“嗯，叶子楠回云州准备婚礼去了，这次没有跟着出来。”洛寒明显露出意外之色：“婚礼？”“对啊。” 他和凤羽家的婚礼啊！邹继白突然想起来，洛涵这些年不在，并不知道叶子楠和凤羽家的事。邹继白解释说：“五十年前，叶子楠和凤羽家求婚，两国缔结了婚约。现在啊，朱雀和凤凰两族正在热热闹闹的准备大婚呢。”洛涵更意外了。五十年前，邹继白点头，一副“为什么你连这个都要惊讶”的表情。 洛寒呆滞良久，赶紧问：“现在是哪一年？我不是只离开了一小段时间吗？”一小段，邹继白深深叹息，慢慢摇头说：“你消失了很久，如今已经四百年过去了。”洛寒惊讶：“四百年，怪不得刚才林清霄的目光总让我觉得奇怪，原来我并不是离开了一两年，而是四百年。” 我不是特意和菩提树提及，一定让我回到天启五千七百年左右吗？菩提树这一左，就晚了四百多年。但是洛寒知道，又不能怪菩提树。对于菩提树漫长的寿命来说，四百年的误差实在可以忽略不计。邹继白看到洛寒的表情，也颇觉意外。你竟然不知道？刚才他没有和你说？洛寒摇头，邹继白哑口无言。 过了一会儿，长长叹气：“唉，他真的是什么都不和你说呀。任何事情一旦扯上你，他就毫无理智可言。”这个话题，两人听着都沉默。片刻后，洛寒低声问：“这些年，他过得怎么样？”邹继白不敢说，林清霄毕竟是天帝，即便有以往的情面在，邹继白也不敢挑战林清霄的底线。洛寒就是林清霄 不可触碰的逆鳞。邹继白忽然默而不语，洛寒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洛寒突然心疼到无法抑制，回头看向林青霄。邹继白陪他一起看。林青霄察觉到他们的视线，快速将侍卫打发走，折身朝洛寒这里走来。邹继白识趣，主动离开。走前，邹继白压低声音。 飞快在洛寒耳边说：“这些年，他找了你好久。”邹继白还想说：“林青霄很不容易，他这个旁观者都看不下去。”洛寒既然回来了，就一定要好好和林青霄相处。但是话到嘴边，邹继白又咽下去了。他知道自己做其他出格的事情，林青霄都能容忍，唯独这一点不行。 即便是邹继白、叶子楠这些亲信故友，也不能对洛寒指手画脚。林青霄走到洛寒身边，静静望了眼走远的邹继白，问：“他跟你说了什么？”看样子，邹继白如今在天宫从事，洛寒当然不可能在上司面前告自己小伙伴的黑状。他含糊嗯了声，说：“嗯，没什么。我们刚刚在谈论叶子楠和风雨家的婚礼。” 说到这个，洛寒来劲儿了，他兴致勃勃地问林清霄。他们婚礼什么时候举办？给你送请柬了吗？”林清霄早就知道叶子楠和凤雨家的事儿，云州和吴州的公主世子联姻，必然要上表请示天宫。云州的国君前段日子亲自写奏折为世子叶子楠请封，同时告知了世子和吴州王女的婚事。 至于邀请天地莅临，云州国君还没有这个胆子。然而，如今林清霄有什么地方是去不得的呢？他看着洛寒轻笑，说：“在三个月后，你若想去，我让他们准备。”当然要去啊！洛寒眼睛亮晶晶的，他是当真为风雨家和叶子楠高兴。没想到回来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，竟然是两位好友的婚讯。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振奋人心的了。林青霄看洛寒双眸晶亮，整个人闪闪发光。他嘴角带着笑，可是心里却觉得越发悲怆。他还是这样热情洋溢，很轻松就能感到快乐，一如当年初见。而他却一日日死寂下去。他越来越难以共情到别人的快乐。 每日的生活冷清、死板，除了日复一日的公务，似乎再难找到其他可说到的点。他生命中唯一的光彩就是洛寒。如果有一天，洛寒终于受不了他的沉闷，会怎么样呢？洛寒非常兴奋，已经想到去参加婚礼的时候要带什么礼物。他说完之后，许久不见林青晓反应，意外地抬头看他。 怎么了？林青霄回神说：“没什么。”那你觉得刚才那两样礼物带哪一样好？林青霄想都不想说：“何须做选择？都带着吧。”好有道理，洛寒被说服了。林青霄这一次是来寻找菩提树，如今洛寒已经找到，没有必要再去寻觅菩提树。林青霄带着大部队打道回府。他们登上飞行法器后，洛寒。 碰了碰林青霄的袖子，问：“你现在有空吗？”正要禀报朝事的侍卫一顿时不敢说话。林青霄看都没看周围的人，柔声说：“最近宫中没有大事，时间有的是。你随我来。”洛寒在出远计见识过天地林青霄的工作量，对林青霄话中的有时间，持怀疑态度。洛寒被林青霄拉着走。 走时，他回头，见一众武官闭着嘴，一副有口难言的样子。洛寒明白，林青霄应当有许多要紧事要安排。洛寒进入林青霄的屋子，很自然的找地方坐。林青霄突然产生种奇怪的感觉，他总觉得洛寒对他太熟悉了，或者说不是对他，而是对天地这个身份。洛寒离开时。 他的登基大典还没有举行，许多天地规制的东西尚不能用。然而现在，洛寒对他的仪仗摆设、器皿用具，甚至对他的办公流程都了如指掌。林清霄什么都没说，他坐在洛寒对面，伸手倒了两杯茶，将第一杯放在洛寒身前。这是洛寒在玉清宫喝惯了的茶，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差别。洛寒缓慢搅动，问。 你这些年，过得还好吗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